肖时钦无奈地让他的机械师停下了脚步。叶修所猜一点不错，他们现在共有六双袜子，全在他和张家兴这里。之所以会如此，就是防着单枪匹马的人四处搜寻叶秋下落时遭遇战斗，一对二被击杀。而肖时钦和张家兴两个角色一起降低了搜查的效率，正是为了保护好他们手中的袜子。 两个人遇叶秋的话，同样是二对二，那倒有的一战。哪怕最终不敌，但在这之前，恐怕早把自家的援助给等来了。可是肖时钦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叶秋居然和谁不低头莫敢回手联手了，以二敌四，那就和以一敌二是差不多一回事了。即便这个四可能不如二那么有团队默契。 但是叶修布置的策略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。肖时钦和张家兴都以为只是对付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叶修和包子的角色这一亮相，两人顿时显得漏洞百出。肖时钦果断选择逃走，显然就是瞬间判断出这样的局面，他们连坚持到救援赶到的机会都没有。结果，他这一图却被叶修先一步料到。 机械师伊诺拦住了他的去路，在断言他们身上有全部袜子后，不再废话，第二句果断出手。不能逃，就只能拖了。小石青的决断也是极快，角色立刻退走，赶去支援张家兴的牧师。战斗力本就不突出的牧师和两个角色对阵，更被欺进了身，下场之落魄，哪怕是职业选手也不能例外。 张家兴支持的那叫一个痛苦，哪里还有之前说要放手与谁不低头一战的气势？小石心想来救援，叶修却又哪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？一诺丢着技能急速赶上，莫敢回首，也连忙火力支援。先杀哪个？谁不低头？高声问了一句。这个时候，他觉得急火解决一个也是很必要的。 机械师袜子都在他身上，叶修高声喊道：“好卑鄙！”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却同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？当然不是因为先杀有袜子的人的举动，而是因为叶修在高喊这一句的时候，飞快给二人私聊了消息。牧师，只要不是叶修提前交代了战斗中注意查看消息，两人怕是都顾不得去看的。 果然，连看看消息这种事儿都是阴谋的一部分吗？集火机械师的决定让肖时钦不敢有丝毫大意。结果就在他严阵以待的时候，四个角色的技能却是齐齐轰向了张家兴的墓室。被骗了！肖时钦立即反应过来。虽然这被骗也就是刚才那么一回合的事儿，但是高手相争，任何细节都足以影响成败。 张家兴听到对方要集火肖时钦，还以为自己可以喘口气了，哪知转眼就是更是猛烈的打击，需要吟唱的各种技能根本没机会施展，瞬发的救急招连忙丢出，但仅仅这样又哪里挡得住四个角色的集火攻击？肖时钦反应过来，机械师再来救援，却也有些力不从心。 有心想再跑，但叶秋的一诺站位却是始终卡着他的角度。呼叫支援的消息早已经放出了，单看眼下这进度，根本等不到救援。家世的其他几位各在什么方位，肖时钦还是比较清楚的。判断了一下需要的时间，心情更加低落了。张家兴的牧师就这么无力的去了。 而他的身上果然并没有袜子，这一点叶修又猜对了。牧师太容易成为激活的目标，只要双方组合的话，对治疗的保护有可能不够到位，所以袜子放在另一个人身上比较好。在牧师的辅助下，就算不敌对手，强行突围或是保命都还是非常可靠的。只可惜这都是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，如今二打四。 这种说法就不成立了。四个角色有的是人，钳制住治疗，更有高效的爆发，瞬间就把一人打残。牧师倒下，肖时钦的机械师还在苦撑，他还想伺机逃走，但这时候叶修等四人的角色直接是贴着他身齐围上来，管是神枪手还是机械师，好像都进了近战职业一般。肖时钦泪流满面了。 他不知道叶秋和谁不低头，二人是达成的什么样的共识，只是看现在这样的举动，大概也不是特别君子的协定。这人还没杀死呢，双方都已经积极为抢袜子做准备了。肖时钦只恨这是游戏，这如果真实的话，自己拿双袜子出来远远地丢出去，很可能会制造出点什么状况。 但是游戏里物品丢落只能是垂直的落到脚下，一点也不科学。可是事已至此，没有任何其他法子，也只好试上一试了。被围住痛殴的肖时钦，百忙之中扔出了一双袜子出来，扔出的东西会垂直落到脚下。这一次，肖时钦连这个事情都没见着。 袜子刚刚离手，还在朝地上掉落的功夫，居然就已经被人点到拾取了。我去！肖时钦忍不住都骂了声：“他还指望靠这能出点什么空档呢？”结果他严重怀疑，这围着的四人中恐怕都不知道他丢弃过袜子。如果没有系统消息的话，系统消息：伊诺拾取袜子一双。怎么？ 谁不低头？显然是看到了系统消息，惊讶的叫了出来，语气显得相当费解。但是随即却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心下顿时一阵郁闷，于是连忙也分出了部分注意力，开始准备迎接即将掉出的袜子。然后这样的念头实在太单纯、太天真了。两妹子死盯着肖时钦的血线，就等着那最后大爆的一瞬间。 叶修和包子就已经先爆了，当然爆的不是袜子，而是技能，范围攻击的技能。他们双方又不是同队，活动里也不可能组团，所以之间是没有伤害豁免的。战斗中小心的注意着这一点，而这一刻做出范围攻击的人，伤害到的显然不只是肖时钦的机械师，还有两个妹子的神枪手。 轰！由叶修的一诺制造出的爆炸非常到位的把两个妹子给轰到了一边，两人也是这才反应过来，心下的懊恼就别提了。被弹飞的过程中，两个角色射出的子弹纷纷送向了一诺，但这点攻击已经改变不了局面。一诺和雨来了各自一波爆发，将肖时钦的机械师彻底击杀。 圣诞袜哗啦啦的往外掉着，一诺走了一圈，几乎没等袜子落地，就都已经点到失去了。系统消息闪的那叫一个璀璨。走，完了和谁不低头，二人连招呼都不带打一声的，转头就跑。两妹子哪肯轻易放手啊，自然是狂追。不过叶修跑也不是怕他们两个，那是防着家事的人赶到。 那才是真正的麻烦，而且这次家世的人一到，可就不会再有人和他们并肩作战了。两妹子铁定和家世一起轰杀他们，要甩脱这两个姑娘并没有那么容易，而且更怕他们又和家世联手，送上目前二人位置的话，家世人赶到追来就一点也不轻松了。所以。 叶修和包子这次始终没有回身和两个妹子一战，他们一直在跑，毫无计划般的乱跑。这样一来，即便家世知道他们的当前所在，因为无法预判方向，所以也无法布置拦截包围。干跑的话，完全就是之前局面的翻版。只要不进入战斗的纠缠，拖些时间没有问题。现在叶修期待的。 就是还未拾取的袜子，赶紧被人拾取掉。目前二十双袜子，叶修和包子拿了十八双之多，一双在普通玩家队，还有一双就是之前张嘉兴第二次丢掉的，至今还没被拾取。时间已经过去挺久了，时间越久，被拾取的几率当然就越大。叶修现在就是盼着这一刻赶紧到来。 于是，在跑了约一分钟后，这一刻终于来了。最后一双袜子被又一对普通玩家失去了，二十双袜子全部有主。倒计时开始，但是这一次，家世已经无法主观的让倒计时停下了。可不要再丢了！叶修这时候对这两双袜子倒不再有什么念想了。 只是盼着安安稳稳的赶快结束当下之轮。叶修所料的考虑都是从坏的角度，不过所发生的事实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。肖时钦看到最终袜子全被叶秋这边收了，估摸着那边的合作也就到头了，于是主动和谁不低头那边联系，但是他的合作意向却被谁不低头给回绝了。 家世可是职业五人队，和他们合作，摆明的结局是被吃定。虽然现在看来和伊诺这两人对合作也有着郁闷的结果，但至少二人现在还敢咬着两人追杀，换是家世五人，怕是只敢在远处观望吧。这种逻辑，叶修当然也是想得到的。不过他为了保险，从最坏角度揣摩，也是为了更加稳妥。 他和包子一步不停的奔跑着，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再没有因为袜子转手而被更新。终于，倒计时走到了最后，谁不低头和莫干回首已经无奈的选择了放弃，心有不甘的给伊诺去了条消息。你狠，还好还好，叶修回道。你水平很高啊，不会是哪个职业选手吧？ 谁不低头？二人这时终于有点疑惑了。肖时钦这样的大神都被打得束手无策，这可不是光靠技术都能做到的事。呃，现在在打挑战赛，算不算职业选手啊？挑战赛？哪个队？星星啊？哪个星星？就是和你们聊过的那个星星。你你你，嗯，就是我。怎么样？很强大吧？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战队啊？ <laughs> 你去死吧你！梁妹子咆哮。